课文四，在商店。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？买过一次，这儿的东西还可以，就是不便宜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但是觉得有点贵。两百块还可以，喜欢就买吧。百。